锵锵三人行，广美，咱们这个何导的代表导演协会也来参加咱 <laughs> 们这个导演协会论坛。两位，你们都算电影界人士吗？对吗？我我算吧。导演算我我我广美是涉及的面太广，了。还是属于广大观观众群。广大人广美演过好莱坞大片呢，呃是，嗯，《神鬼传奇》那中国翻译叫什么来着？就是古墓的的什么金字塔那个啊？对。但是你可演的可是挺被暴力的啊！广美演那个女女军官呢，脸上斜横着一个。 刀疤是他希望看出被虐待过的那种痕迹。我这军人呢，呃，没错。哎，这个为什么啊？这个真正要在影片里啊，如果你严禁了暴力、凶杀之后，呃，电影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这电影啊，这个暴力啊，是电影的这个这个这个很重要的元素，表现暴力。所以这个话题啊，最近弄得我就很糊涂，然后聊的还很热啊，就是有这个代表啊、委员，还说你们专家呀、什么院长啊，你们的这个人士讲的呀，提案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立法？说你看那个让子弹飞了吗？说啊，你有没有吃这碗粉？我把胃弯出来，你看看看，太血腥了。 然后呢？有人你看啊，我就说，我觉得他这个提案很有意思啊。说是暴力血腥场面，很多成年人看了都会感到不适。我知道你们原来在聊分级，但是现在呢，你像有的这个政协委员都讲了，说电影要立法，规定写到什么程度，炸到什么程度，不能有凶杀，不能有强奸，不能有暴力，不能有变态。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电影要分级，而是要立法。立法是。 大概念，哎，我不这个话题弄得我很糊涂啊，怎么理怎么理解呢？这个事儿最近在这个微博上讨论的非常厉害啊，就是这个掀起了一一个像个事件似的，因为电影的这个立法呀，也确实电影界呼吁了很多年，啊，因为这个只有电影只有立法才有分级嘛，嗯，因为分级是电影法当中的一部分，嗯啊，其实更多的呢是考虑到这个这个。 不同类型的影片啊，给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啊，你比如说这个这个像那种比较血腥暴力的战争啊片呀，嗯啊，那那那在在国际上会有很多的呃规定了，就是说呃呃要要在家长陪同下观看是吧？等等等等等，有很多集。那中国电影一直没有分级啊，中国电影没分级就变成什么呢？在美国呃是十八岁以上。 才能观看的电影，嗯，啊，成人电影叫，对，但是在中国呢，老少皆宜，老少皆宜 <laughs> 都可以买电影票去看，嗯，那呢，这个事情呢，可能很多普通观众啊和我们老百姓不太知道这些事情，嗯，哎。 但是这个分级呢，确实呢，对对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啊是很很重要的。嗯，因为确实有些成人的题材里面，成人题材不光是那个啊，不光是暴力啊，呃，不光是色情，不光是色情。但是很多的领导啊，或者有些机构啊，就可能认为啊，你们要拍成人电影，成人电影就变成了这个好像是要要要拍这个这个这个色情了。其实不是， <laughs> 成人电影里面也包括暴力部分。 恐怖啊，恐怖部分，嗯，是吧？包括你过分的悬疑，嗯嗯啊，这些都属于成人电影。所以成人电影的，是是是，很广泛的。哎，那那电影的暴力呢？你比如说，呃呃，电影的暴力的最高形式，就是人类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嘛。啊，战争片。 永远都是呃这个这个这个票房最好的全呃就电影史累计下来，对我就说啊这个如果是说严格，那么你说为这个你说人性里头哈为什么好莱坞电影咱就说变形金刚哎变形金刚青少年可以看吧但是变形金刚里头有没有暴力呢？有暴力多了，我们小时候看那些片子不都很暴力吗？大决战。 有没有暴力呢？嗯、对啊，那很多了，那南征北战啊，什么那些战争片都一定要有暴力的。阿凡达呢？那更暴力。 <laughs> 所以这该怎么 <laughs> 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国美，你看你拍暴力电影呢，你怎么？ <laughs> 拍过拍过。嗯，我觉得就暴力两个字呢，是不是太笼统了？嗯，就是什么叫暴力？ 什么叫暴力？到底是意识的暴力比较可怕，还是画面的暴力比较可怕？可能我们一讲到暴力，我们就觉得什么屠杀、血腥，然后残害，这种叫暴力。但有时候我觉得意识形态的那种暴力其实是更吓人的。你整部片里面，你可能没有见血。像之前可能好多年以前，我记得有一部电影让我现在印象很深刻的，叫《Copycat》，就是呃，就是嗯，连环杀手啊，连环杀手。你可能根本连他怎么作案。 你都看不到，你已经有那个结果在那里了。就是这个东西呢，那很，那在美国很多人在研究连环杀手是怎么作案的，所以美国政府也很担心，说啊，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去呃呃拍这些连环杀手的纪录片？因为很多人会研究他们的轨迹之后，重复去作案。但是政府又觉得说，那我不把这个凶手的行凶的方式跟他的一些。 惯用的手法跟技巧公诸于世的话，那很多无辜的受害者他不知道怎么样防范，所以这个又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而且我不知道何导，为什么这个电影里边啊又有一个暴力美学这个概念？这人真是很奇怪，我怎么这这爱看的电影里头都有这个呃暴力呢？而且你看哈，像马丁·史高西斯。 像这个昆顿叫塔伦天奴，嗯，日本的北野武，甚至中国的这个吴宇森，对吧？那么大家在在讲是暴力美学，甚至你知道吗？所以我老觉得有时候啊，道德问题应该把它当成个学术问题，就是他需要平下心来，你去去研究，它很具体。比方说，呃，你知道近些年有个电影叫什么《斯巴达》那个三百。 壮士，三百壮士，然后延续着那种风格。后来出来了个电视剧叫《斯巴达克斯》。老实讲，这个斯巴达克斯这血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可是我看却没有血腥的感觉。为什么呢？他呀是做出一种什么影像风格？是故意作假，甚至是他电脑吧？比如说，咵这一刀，这个血呀从斯巴达克斯的背后啊，歘就出来，而且那个血都做的都那个电脑做的都闪亮。 闪光，它就是让你看出来是电脑做的假的，它的一种这么一种画面风格，甚至所以我看着都不血腥，跟那个电电脑做的游戏一样了。其实暴力美学除了血腥的表现啊，表现的那种那种那种那种美感以外，呃，其实中国有就是呃，华语电影里面，在全世界唯独我觉着最最最牛的啊，代表性的符号就是武侠片。 没错，就是很很多武侠片就是建立在暴力美学基础上。如果没有暴力美学，没有武侠片，打什么呀？下在那儿？我也真奇怪，为什么每一个男导演好像都有一个拍这个暴力片的梦，就动作片嘛，或者连贾樟柯听说最近都要拍武侠片，是不是？嗯，对啊，您你你像像嗯王家卫这样的文艺片导演也一直在追随武侠片，但是。 你说这个暴力啊，过去也有人说，呃，为什么我说是个学术问题哈？对孩子肯定看来是影响是不好的，对吧？所以要分级。但是对成年人该怎么看？你比如说，对于我来讲，那我他不会把我变得更暴力。我也看过一些心理学的研究，就说人这种动物啊，我们的老祖先都是攻击的。那么你的这个攻击啊，是你的本能。有有一种心理学叫代偿说，看见屏幕上这个杀人。 你的某种欲望啊，被转移了，被被外置了，所以呢，你就不会去暴力。但是这种学说也有争议。啊。看电影的过程，很多观众是一个宣泄的过程。 你比如说，你看了一个很感人的电影，哎呀，呃，流眼泪是吧？感动的，因为很多，你比如说我，我从男观众角度上讲，因为生活中流泪哭的机会不多，跟跟跟女生可能不太一样。嗯，但是帮你关到一个黑房子里面，你去看那些很感人的电影的时候，哎呦，你看那大老爷们都哭的不得了，这是一种宣泄。 就是你生活中不常不常见的，嗯，其实暴力也一样。暴力呢，就是说你你在生活中因为有法律、有道德等等等等的社会的关注和你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被教育的，啊，这个这个成长的过程，所以你自己的呃暴力行为是不可能产生的。但是呢，你并不是你的人性里面没有暴力的因子，嗯，那你到电影院里以后呢，你的所有暴力的欲望在电影院里。 完全的被宣泄出来。等你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你是你心灵很健康，你并不是一暴力的。人都给别人杀了，对， <laughs> 因为什么？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表现人性的东西。人性就有好的一面和恶的一面，嗯，对吧？好的一面，它也也可能就是有就是好的，对吧？恶的一面就是恶的暴力。 那人性都是都是很多面嘛。哎，你看哈，就广美，我一直有一个偏见吧，大概是，我脑子里啊，你看，按说观众啊，一半是女的，但是我也发现呢，说我理解女性爱看的电影是爱情片、文艺片这种没有打没有杀的哈。可是为什么这种片子从来就不会是票房的王中王、世界性的大片子里头？那就说明肯定女观众也进去，对吗？那当然。 哎，有一个电影是恐怖片哈，日本拍的叫《午夜凶铃》，你知道吧？大陆翻译是啊，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跟你讲，百分之八十喜欢是女性观众。哎，你可以讲讲这女性观众。就那个看电视，然后那个你记着当年很火的。恐怖片呢是绝对挣不到我一毛钱的，我没我没那个胆儿，也没法看恐怖片，但是。 呃，刚才你你你举的几部什么《阿凡达》什么那个那个变形金刚啊，对啊，然后杀死比尔啊，我是那种超级的粉丝。那你你问我说，你刚问我说里面有暴力吗？我怎么就想不起来有任何暴力场面？因为对我来讲，那些画面根本就不叫暴力。那叫什么？我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 <laughs> 我对。那你现在问我说，其实。 可能我们的领导们不希望拍有暴力的电影，是希望说对我们的生理卫生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一个健康的人、心理健康的人，我觉得进去里面、进去电影院里看一个所谓有暴力画面，像《阿凡达》、像那种变形金刚这样子的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娱乐性是远远超过说他会带坏我，或者是说引起我身体里面的什么暴力因子。 我跟你说，我就说我理解能够就触动我的这个暴力啊，是哪种东西？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网上有，我觉得那玩意儿真是不能传播，就是真的是在这个车，大概是车臣那边，就都都东欧那边，就网上就有那个视频，就说怎么杀他们绑架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大皮靴就把这个俄罗斯士兵的脑袋在这儿，然后一把那个那个刀啊，就是哭哧一下，就毫无预警的，毫无准备的。 呼，着从脖子中间窜起，然后往外滑，擦一下就，哐一下，这人就这样。哎呦，那个东西，我觉得是是是，其实一样。我跟你讲，你比如说萨达姆被处死的绞刑的过程，全世界的电视台在转播，是吧？大陆也在也播。所以呢，这种这种一个犯人，无论他的对与对与错，曾经哈，你被处死，一个人他是有尊严的，被处死的过程这样被直播。 这是，那个那个是看着就你点闹心，是吧？哎，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刚才讲这个什么，比如说恐怖片哈，在讲这个《午夜凶铃》，我发现很多人都到今天还在聊这个《午夜凶铃》。听说最近好莱坞也要拍这个《午夜凶铃》，那好像已经拍了，已经拍，拍了，已经拍了。我你知道，我们还是三个男的去看这个《午夜凶铃》的，那么。 我发现为什么好莱坞拍的恐怖片，我倒觉得不可怕，因为它是假的。你知道它是假的，再恶心这个它是假的。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在日本的这个，它跟你的生活细节密切相关。你回到家，你就觉得一个女的吭哧吭哧从你们家电视里爬出来， <laughs> 你这玩意儿。其实是人人的心灵，其实我觉得内心都很脆弱。 没错，就是呃，我也特别同意广美刚才说的那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有时候的这些电影啊，你你表现那个那个那个行为的暴力，其实远远嗯对观众的影响不如表现心灵的暴力，我我想那个能记一生。 嗯，我我想就是暴力来讲，血腥来讲的话，呃，很多年前有一部《杀死比尔》，还拍了续集，哎呦，那个血流成河，那我想是我看过所有的电影里面那个血出血量最大的一部电影。但是那看完之后回家是，你你在戏里面看的时候，你还觉得说那还一个那一个还你快快过去砍他呀，因为那个感觉你像在打游戏机的样子，你心里完全就把它当成一个卡通片、一个动画片在看，你都不觉得说这是会在现实生活当中。 出现的是你看完之后还是那种很开心的，你不会让你心里有什么很压抑、很黑色、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所以人呢，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个那个暴力的渴望。怎么叫暴力渴望？因为暴力能够特别简单的解决特别复杂的问题。但是，这是从另一方面，他们就在讲，就说会不会让大家看的，就说是这个有样学样，或者这个怎么着？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那。 好的东西就正面的教育远远大过于负面的教育，在电影里面，所以我特别反对什么呢？一有什么事儿说哦，是看了哪部电影，从哪部电影里学的，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哎，嗯，那你说这个是有公论的，当年刺杀这个里根总统的那个叫什么辛克利啊？他不就是说他是看了出租汽车司机的？ 那个电影，那个电影，罗巴迪尼路和那个朱迪福斯特演的嘛，他爱上那个朱迪福斯特，他就说电影里为了吸引女人的注意，他去刺杀总统，所以他就去刺杀里根，这不是这个例子又怎么解释呢？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那个找不到自己的动机了，就然后去找很多借口。我举，你比如说小孩子哈，没有看过电影的小孩子有时候会说一两句谎话。嗯，难道说谎跟社会的教育有关系吗？ 他可能还会去残害一些小动物啊，什么那个其实对呀，就是他他那种是是一个本能，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会看电影，根本没看过电影，没错，他就可能会去弄死一个小蚂蚁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对不对？这个东西跟电影有关系吗？没错，其实所以说这个这个过去啊，一个我们啊，就是有一种道统，不喜欢看到承认人性当中的这种攻击性本能。 包括这个性的这个本能，不喜欢看到这些本能的这个呈现。有时候人讲说，那个那个过去的那个呃呃，讲人之初性本善，未必。对对对。啊，值得怀疑啊这句话。 <laughs>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一个愿望。嗯。其实我觉得当 DNA 传转移给我们所有人的时候，通过我们的父母啊和祖先嘛，这个 DNA 一定有祖先的嘛，那一定是好的和坏的，同时都带来。 是吧？什么叫传统？传统就是传而统治，把好的坏的一起从历史贯彻到今天。而且这次还有人聊，我觉得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文化上的问题啊，就是说，呃，有的委员就讲了，为什么当年我最爱看的电影就是董存瑞？你都不知道我们董存瑞说，当年我们的革命战争电影为什么我看了没有暴力的感觉？哎，你们台湾小时候是看什么电影长大的？你记得吧？ 都是什么的？琼瑶 <laughs> 哦，哎，好多琼瑶的电影，然后好多那个也有好多武侠片，好多武侠片啊，古古龙也也有很多那种这跟战争有关系。有没有什么八百四行仓库？啊，有有有对啊，八百壮士。柯俊雄演的那些军军队的国策电影是吧？也有也有很多啊。所以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啊？这个其实这个委员提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对于当年的咱们小时候看的这些，我们小时候看的全是几乎全是革命电影，那家伙英雄英雄王成对吧？向我开炮，什么全是这，就是他说我没有暴力的感觉，可是对这个问题我要说啊，它实际是个学术问题。 现在有些人说那个时候的革命战争题材电影哈特别真诚啊有诚意，呃很多人怀旧缅怀，甚至也有人说那个时候激励了革命的斗志啊，这都是也有的。但是我要说啊，也有一种研究，这种研究在说，当然不见得是定论啊。在说当年我们这个一代的孩子，六零后七零后看这种电影长大，那么培养的一种骨子里的一种情节啊，就是有个敌我概念。 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的寒冷，对待什么要像秋风扫落叶的一样，动不动就把人们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甚至有的人说这种流风所及呀。你看咱们小时候这个小孩，其实都是挺暴的，包括现在今天网络上骂人的语言，好多时候他是受了当年的电影台词，跟都他都差不多。 刚才去广告的时候，广美深有感触的说：“以暴制暴还是很有必要。 <laughs> ”最近碰到什么家暴了吗？没有，不是我，我这样讲吧。 九十分钟，你要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刚才何老师不是讲了吗？电影都是反映我们现实社会里面，你要很多很多的元素，你要有正面，你就要有反面；你要有英雄，你就要有邪恶的一方；要有对立，你才能够。那总不能永远只有邪恶人用暴力、暴力、暴力。那你、你、你正面的那一方永远挨打吗？那有的时候，你正义的那一面，你还是要用暴力才能够打击暴力。我不想你们知道那部电影《Die Hard》。 就是死的很用力，我不晓得内地翻译成什么名字，布鲁斯威利拍，他连续拍了三集还四集的续集，他已经到了虎胆龙威，虎胆龙威，他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还拍拍了第四集，嗯，他就是最典型的在电影里面用暴力来制服暴徒，但是那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电影给我们学会的是什么东西？邪永远不会胜正。 嗯，好的人他可以用牺牲自己用暴力的手段去拯救那些无辜的人质。哎，那你像其实吴宇森导演的电影里面也是充满了，就是在暴力中体现男人之间的情感，嗯啊，这个这个这个兄弟之间的情谊，嗯，是吧？那种那那那种友情啊，哎，而且这些其实他给我们的是看的并不是血腥和暴力枪战的那些瞬间的画面，那些是表现给我们。 的教育或者给我们的影响，就是给观众的影响是是这个情感的力量远远大于画面表现的东西。没错，那个战争当中为了朋友牺牲，那个咱的眼泪哗就流下来。而且你看是不是？你比如说在中国武侠片，这个算不算一个路子呢？他这个暴力的背后表表现呢，基本上啊就像是中国人唱那个什么歌，就是说这这个忍无可忍的时候。 我会挺身而出，这是不是制定了个潜规则？就是你看中国的武侠片都是给人欺负的，我实在不行了，用尽一切和平手段。成龙就是典型的，我忍呐， <laughs> 忍呐，我实在忍不住，我打你啊！的，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嘛， <laughs> 该出手时就出手， <laughs> 对吧？是不是？这不是名名名名言是吧？这没错，你像那叶问。 都是属于这样，哎呦，你打我，你打吧，中， <laughs> 国打打的我都不行了， <laughs> 是不是？我该打你一下了，对吧？好像这种，这是他那个暴力的极限，是他反抗的，是他反抗啊，那就是电影的高潮，就是给你欺负的小人物不行了，反抗的时候就变成暴力的极端手段。暴力片都是正当防卫， <laughs> 法律上得力，把握把握了正正当正当防卫的原则。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